第五十七集。这块立在路旁的石头很大，周轩和杨卷坐在石头的左侧，油虫与林和西背对他们坐在石头的右侧。瞥见油虫拧开手中矿泉水的瓶盖喝水，林和西也把手伸入包里去摸水。好半天没有摸到水瓶，林和西心中纳闷，借着路旁的灯光，低头朝包里看去，里面什么都有。 唯独不见水瓶的踪影，他单手支着下巴，回忆出门前的场景，后知后觉的记起来，水瓶被他落在了客厅的桌上。林和熙转过头，目光直勾勾的望向被油虫拧紧瓶盖的那半瓶水，接收到他眼神中明晃晃的一坨油虫轻轻扬眉：“你的水呢？”林和熙道：“我忘记带了。”晃了晃手中的半瓶水。 油虫故作不为所动道：“我只带了一瓶。”轻身靠近他，林和熙竖起两根手指，换上打商量的语气：“给我喝两口。”不紧不慢的扫他一眼，油虫没有说话。林和熙主动做出退让：“那就一口。”油虫垂眸，慢悠悠的看向他的嘴唇，察觉到对方投过来的视线，仿佛为了证明自己话里的可信度。 林和熙伸出柔软的舌尖，在微微发干的嘴唇上舔了舔。尤虫的目光骤然顿住，停留在他嘴唇上的时间有些长。林和熙缩回舌尖，抿起嘴唇，有几分殷切地望向他。尤虫将手里的水瓶抛向他怀里，林和熙拿起瓶水，吹眸打开瓶盖，张开嘴唇就要含住瓶口，一根修长的手指从鞋刺里伸入。 指腹按在他的嘴唇上，拦下他的动作。尤虫的声音从耳旁响起：“哎，不要对口喝。”林和熙闻言蹙眉，面上神情不似作为。不对嘴喝，我会把水倒出来。”从他手中接过水，尤虫道：“你把头仰起来，我替你倒。”林和熙顺从的抬起头来。尤虫又道：“嘴巴张开一点。”林和熙轻声嘀咕。要张多大呀？” 尤虫不再说话，直接伸手捏住他的下巴往下按了按，另一只手握住矿泉水的瓶身，稍稍斜过水瓶，往他的嘴里倒水。林和熙喉结轻轻滚动，缓缓将口中的水咽下去，似是不太习惯仰头的同时进行吞咽的动作，仍是有水顺着他的唇角流淌下来。林和熙低下头来，要伸手去擦脸上的水痕。 尤虫已经先一步抬手，指腹按上他的脸，替他擦掉了唇角和下巴上的水渍。微微愣住，林和熙转过脸来看他。尤虫面色如常的放下手，将水瓶还给他，示意他拧上瓶盖。周轩从他们身后站起来，提醒大家继续出发。林和熙抱着水瓶坐在石头上没动，见尤虫从身旁起身，背对着他走向周轩。 才心不在焉的抬起手来，摸了摸自己的唇角和下巴。他注意到，油虫在替自己擦完脸以后，甚至都没有再倒水出来洗手。晚上九点左右，所有人都登上山顶。老师点过人数以后，站在空地里对所有人道：“现在到九点半，所有人都有半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，可以去塔顶看看夜景，也可以坐在这里休息。” 但是不能走太远，组长必须随时注意组员的去向，有人不见立刻告诉我。空地里的人逐渐分流，大部分人爬上塔顶去看夜景，小部分人去排队上厕所。塔顶的夜景，游虫曾经与室友来看过，兴致已不如其他人那样高。在塔前的台阶上坐了片刻，赵度和陈选去塔顶看夜景，剩下四人中。 尤崇和周轩去对面还未打烊的小店里买冷饮，林和熙与杨卷坐在原地等他们。瞥见上厕所的人陆陆续续返回，心中计算着现在过去应该不需要排队。林和熙从台阶前站起来，对杨卷道：“你坐在这里，别乱走，我去上厕所。”杨卷连忙点头应下。林和熙沿着那些人返回的轨迹，从右侧又窄又陡的楼梯走下去。 拐过一个小弯以后，就看到了不远处的简陋厕所。厕所外果然已经无人排队，只剩下寥寥几人站在路旁等待同伴。待到林和西上完厕所出来，原本站在路旁的那几人也已经不在。林和西顺着右侧延伸向前的小路往前走，好半天也不见有拐弯的地方，他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走错了路。 他停下脚步，打算原路返回，耳中却隐约听到有人在下方喊叫。林和熙沿着小路走到尽头，脚下再度变为狭窄的石头阶梯。从台阶边往下方看去，大约是因为这里是山中小路，远处的光亮越来越暗，道旁的路灯分布也变得越来越稀疏，视野的尽头更是一团漆黑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 林和西没有再往下走，而是站在原地高喊了一声。空荡寂静的山中骤然传来有人回应的声音，微弱而尖细，是女孩子的声音。没有再多想，林和西快步迈下台阶，朝尽头的黑暗里走去。走近后才发现，尽头是窄小的弯道。拐过弯道以后，前方是延伸出去的小块平地。 平地上有一架漂亮的双人秋千，秋千架上缠满粉色花枝，花枝间埋了不少小灯泡，衬得整架秋千在浓郁夜色中闪闪发光。而长在弯道边的浓密大树，恰巧遮挡掉秋千散发出来的光，才会出现林和熙站在台阶边俯视时，视野尽头一片漆黑的情况。 林和熙在平地前方的坡底找到了呼救的女生，对方是大学城里的学生，却不是他们队伍里的人。她和闺蜜从山顶看完夜景，来这里做秋千拍照。秋千后方并没有装护栏，女生失足滑落下去，闺蜜下山去找人，一直没有回来，而她的手机滚落在草丛里，已经找不到了。林和熙蹲在坡前。 在心中计算从坡顶到坡底的高度，斜坡并不高，这大概也是没有装防护栏的原因。只是仅凭对方一人，还是无法爬上来。他又尝试脱下外套去拉对方，外套的长度不够，四周也没有足够结实的长枝条。林和熙朝下方问：“你受伤了吗？”坡底的女生还算冷静，脚扭了一下，不知道有没有伤到骨头。 林和熙蹙起眉来，虽然说待在上面等其他人过来以后再想办法施救是最为理智的办法，但他也并不打算让受伤的女孩子长时间待在坡顶。林和熙脱下外套系在秋千架的架脚上，然后拽住外套的另一边衣袖，从坡顶滑落下来，将坡底的女孩子拖了起来，让对方借由自己的身高，拽住上方垂下的外套边缘，爬到了坡顶的平地上。 见对方在上方平地里坐好，林和西站在坡底思考要不要给尤虫打个电话，仿佛有所感应般，下一秒，被林和西从外套口袋里拿出来放在秋千上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尤虫和周轩在小店里买饮料，后者挑口味花了点时间，他们拎着六人份饮料回来的时候，观景塔前的台阶上。 只剩下杨卷一人，周轩从袋子里拿出一瓶冰可乐，隔空丢入他怀里。杨卷神情紧张的伸手去接，然后将可乐抱了个满怀。将两人的互动收入眼底，尤崇却皱起眉来：“林和熙呢？”杨卷抬起头来：“他去上厕所了。”尤崇又问：“什么时候去的？”杨卷抿唇思考起来。旁边的周轩挑眉取笑道：“尤队长。” 不用那么称职吧？没有理会他的调侃，尤崇目光直直望向杨卷。杨卷不太确定的回答：“应该是两分钟前。”尤崇闻言，轻皱的眉头依旧微松，还要开口问什么，却被周轩攀上他肩头的那只手打断。对方语气里满是漫不经心：“哎，不用这么紧张，才两分钟而已嘛。这么多人都要上厕所，排个队不止两分钟啊。” 尤虫顿了顿，没有再说什么。